倘若一件事看起来是那么回事，那它就是那么回事。每一个因为战争而失去伊甸园的人，都好像无家可归的野狗。突然之间，固若金汤的白银要塞为什么会失守？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被摧毁？都有了答案。 林小姐，您还好吗？我没事。现在这个天使城要塞，要放在古代，算是战争时期的难民营吧。都难民营了，这鬼地方到底是怎么做到地广人稀、风景优美的？附近连个住人的建筑都没有。哎，信号被屏蔽了。操！ <clears throat> 超讨厌啊！空间场也被屏蔽了。好好说话。恶心。哎，美人。 我给您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柏松阳先生不单是白银第三位的高级技术人员，他还是模仿林将军大赛冠军，蝉联三届了。这小子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对着镜子背诵将军语录，我亲眼见证。你见证？你把脑袋插马桶里充智商的时候见证的吧？对不起啊，林小姐，今天来的匆忙，我们缺人手，只能把我弟牵出来现眼，污染您视听我是你哥。 你们是双胞胎吗？感情真好。他是我的人生污点。 <laughs> 那现在我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？长话短说，您的兄长林敬恒将军还活着。这个消息不久前在星际海盗面前暴露了。他通过我们召唤了白银十位，但当我们试图联络同伴的时候，远程信号突然中断，天使城周围跃迁网的信号全部被干扰了。也就是说，天使城要塞内部有人和海盗勾结，事先知道了这件事。 在阻挡我们联络白银十卫。如果幕后黑手真在天使城，您作为林将军唯一在世的血亲，现在的处境就很危险了。对方很可能会想绑架您来胁迫将军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就迅速赶来了。果然碰上了这帮孙子，还好不算太迟。这些事跟治安队的讲起来会很麻烦，我们最好也尽快撤离。你有没有相对安全的地点可以暂时落脚？去我家吧，后院有私人机甲收发通道。 离开大气层后，可以直接进入加密跃迁点，直达伊甸园试验基地。伊甸园试验基地的直达通道，应该是在林小姐那次巡视基地被伏击流产之后才建的。啊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于您上次的事情，我们听了也非常难过，都还没敢告诉将军。谢谢。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看多了您，我可没法在凡尘里活下去了。这马屁精。 我们准备穿空间场，林小姐，不舒服随时告诉我。嗯。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十期。 林小姐，刚才穿空间场有点粗暴，您还好吗？我没事的，谢谢。其实我们白银三的驾驶水平不是都这么差的。哎，今天赶得不巧，让您见笑了。 <laughs> 我哥还好吗？哦，气色不错，看着不像是马上就要被八大星系合力追杀的样子。而且，他居然和八星系的新政府混在了一起。您知道，“混在一起”这个词，儿，对他来说就挺不可思议的。林 <laughs> 小姐，小姐。 你也觉得有问题？是的。话说，这些是真人吗？他们都不抬头正眼看他。按理说，伊甸园实验基地的保密等级那么高，怎么会轻易放陌生人进来？只因为，我们是跟着他。可，他不就是格登家对外的傀儡代言人吗？还有，他第一次听说将军还活着的时候，反应也太不正常，太冷静了。对，连难以置信的过程都没有，直接就接受了，好像早知道了一样。 还有他遭遇绑架的时候，那两个护卫毫不犹豫地为他挡刀，忠诚的简直反人性。而林小姐的反应，好像不是死了两个人，而是报废了两个人工智能。可她，毕竟是将军的亲妹妹。这里所有的设备与通讯都是单独的，不受天使城要塞的管辖。周围的跃迁点全部经过加密，你们可以用这里构建远程，不会被拦截。远程通讯一旦建立，发出端很容易被人扫描定位。这。 不会给您惹麻烦吗？ <laughs> 不要紧。也对，远程信号发出后，我们会立刻和白银第三位其他人汇合，去第八星系。林小姐，您看看长途旅行，您是否需要准备什么？啊，两位特意来救我，帮了我一个好大的忙。有什么我能帮你们和我哥做的，请尽管说。不过我在管委会还是很安全的，下次出门一定记得多带一些护卫。您不打算跟我们走？啊，我的家还在这儿。 我不能说走就走啊！啊，这边请。基地的通讯设备联络中心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，到时候别忘了替我向我哥问好，请他多保重。将来有机会，或许我也能去第八星系看一看。啊，长这么大还没离开过第一星系呢，真是的。叶里夫，你的消息确切吗？ 安克鲁将军，是不是第七星系的养老生活太安逸，让你闭目塞听了？整个八星系都知道了，你就不用怀疑了吧？那我现在要怎么做？带着你的人去八星系边上溜一溜。怎么说你也是他的邻居，不出兵总不太合适吧？什么时候？风声就快传开了，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安将军。 反乌会退守堡垒，正在增兵。林敬恒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不如干脆等着海盗和这个叛徒两败俱伤。可是据说战卢在他手上啊，那可是陆信将军的无双利剑，万一落到反乌会手上，我将来死后怎么和老家伙们交代？哎。 将军托在手心里养大的，太让人失望了。真没想到，咱俩有一天会被迫躲在管委会的地盘上，用伊甸园试验基地的加密跃迁点发送远程信号。我们的坐标不能变动，只能暂时在这待着了。有监控吗？我想办法检测一下，不要轻举妄动。 刚才我偷偷扫描了基地里的一个研究员，他身上的辐射就像个行走的信号站，不断的跟周围所有仪器交互信息。鸦片，对，鸦片。伊甸园试验基地的保密级别，怎么能随便收留外人？按理说，林静书不应该有这种不合常理的控制力。哎，太豪华了，这么客气啊？你相信他？吗？ 她可是林将军唯一的妹妹，几十年不联系的妹妹。你觉得老戈登还活着吗？如果他真有这么深的心机，你觉得他会这么不小心，让我们一到基地就发现他的破绽？你说的好像我们马上就要被灭口了。这正是我要说的，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冒险留在这儿？好后悔入伍啊，就应该好好享受生活。 我们走了。蓝银十位回复远程信号会回复给谁？和谁建立联系？我一直想说却没说。将军才命令我们启动备用中心，天使城附近的跃迁点随后就被封了。是谁反应这么快？是谁一直在监视我们？林小姐会不会和鸦片有关？甚至，她就是鸦片的主人？如果是这样，将军知道了会怎么想？ 你别在林小姐面前丢人！我好几天没看新闻了，你给我几分钟安静时间。丢什么人？将军的家人不就是我们自己人吗？还真有大新闻！这不是光荣团那个大总统吗？他在第八星系的消息怎么泄露到反乌会那边了？应该只是个意外，但是情况不妙啊！反乌会那群疯狗，当年被我们当垫脚石，骗到联盟给他送人头送功勋，现在反应过来了。 不知道得多恨他！ <laughs> 哎呀，林敬恒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这么多年大家相互成全，才各自有今天。得想想办法呀！是。现在我们被堵在第一星系，鞭长莫及。你看看能不能利用联盟的残兵败将，稍微拦一下反乌会的疯狗们？好。 什么叫林敬恒是我们的老朋友？总长，自从八月初中转星失守，战线已经越来越逼近了。联盟内部的名分很大，都说是林上将勾起了海盗。现在所有联盟军都在放任海盗攻打我们八星市。是啊，中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逼得连退十八个航行日了。之前您发表的几次辟谣没什么用。 联盟那边还是觉得林将军出卖了他们，太空军的兵员也跟不上。就算兵员能解决，物资怎么办？粮食、弹药、能源都是紧长，除了反乌会，连七星系的中央军也来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撑不到白银十位赶到啊！我亲自去见联盟中央军，给我准备星舰、机甲，今天就出发。安克鲁不是陆逊将军的旧部吗？ 我们第八星系当年的自由联盟军也是陆逊将军救。哎呀，我这个旧部要去问。真他妈吵！我们活该等死，哪怕有理也不能。林将军在门口旁听了。我过来是打算说战备的事。军用物资消耗的比我们想象的快。总长现在可能觉得让我留下是个错误。他要是脑子清楚，就不会这么想。你要是离开第八星系，域内域外哪儿不能去？ 说消失就消失，八星系呢，也能集体消失吗？那些伊甸园里长大的巨婴们无处发泄怒火，只好仇恨八星系。我们还是众矢之的。说白了，巨婴们不敢反抗踩着他们的人，只敢仇恨不肯被他们踩的人。这道理我早就看透了。那个安克鲁是陆逊的旧部。 你要是敢利用我儿子，不行。啊！我犯得上到安克鲁这种废物面前卖惨吗？别开玩笑了，想动手就动手，我就算剩下一架破机甲，也照样收拾他们。叫陆必行到指挥中心找我。将军，前线机甲损毁率过高，紧急传唤机甲技师。陆老师带着工程队去前线了。什么？ 小机器人，温度这么高，你也不说一声，不怕把自己炸糊了吗？散热板松动，还有你，周六，三十多个小时没休息了，我没事。陆老师，这是高能粒子流渗漏引起的吗？是，但渗漏不是根本问题，检查一下你的防护罩。哦，看到没有？ 渗漏是因为防护罩的高能耗模式被禁用了。你的精神网被人入侵过吧？精神网争夺战的时候，人机对接端口震荡，机甲可能会产生部分的功能紊乱和禁用现象。如果你感觉不对，要记得及时重置。没办法，这个型号还是太老了。嗯，陆老师，你已经检修了四十六架机甲了，反复连接断开精神网很累的。 我昨天晚上写了一个机甲常见故障检修程序，已经转交工程队试错了，三轮过后没问题就可以装上。你们的物资怎么样？吃的肯定够，营养针打下去俩月不用再吃别的。主要是武器。图兰卫队长现在都疯了，每场战役结束之后都要求我们上传军用记录仪，放了两台电脑在那检测，一旦发现谁失误率太高，别提了，丧心病狂。 能不能跟总长提一句，咱们什么时候也建一个人权保障署啊？现在都没地方投诉的。我们先保障人命，保下来再提人权。嗯，导弹问题我知道，还缺什么？机甲，我方机甲损毁率远低于对方。他这么说吧，如果他们有一千架机甲，就算损毁率百分之九十，还有一百架。我们呢，就算被击落一架，损毁率也会上升一个百分点。还有驾驶员。 就算机甲够多，驾驶员也不够。不瞒你说，陆老师，就连我想跟上图兰队长都有困难。薄荷和我说过初级机甲的事，一开始我觉得这种东西太危险，现在看来。什么时候能投产？随时。啊？不是说他们都转移研究方向了吗？初级机甲的设计图，我小时候就画过。 给他们研究是为了哄他们自己多学点东西。我小时候不能出屋，憋在家里没事干，画过一整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虽然大部分是幻想，不过后来也有点东西是理论上可以实现的。初级机甲只是其中之一。我的天！看什么？你就没有中二病时期吗？我看呀，你现在都没中二完。我啊，不好。 快上机甲！快，大家快上机甲！快，快，快，上！掩护，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！陆老师，这架机甲的防护罩受损，我们尽快换一架。不要紧，先切换到检修模式。已进入检修模式。这种偷袭是常事吗？常事。土兰卫队长带着我们打游击，对方跟着学。一旦某支侦察小队找到我们，就会立刻展开自杀式攻击，你明白吧？同归于尽的打法。 他们根本不怕死人，也不怕损失机甲。重启失败，反乌会里疯子太多了。这几天我都快神经衰弱了。第二次重启失败。陆老师，我们还是先……糟了，反导系统被击溃了。第四次重启。啊！老师。第四次重卢碧晴。防护罩重启成功，运行良好。检修完毕，工程师编号零零幺作业。 这回来的耗子有点多，二队准备支援，其他人做好随时撤离准备。如果是整个星系范围内搜索，我不相信他们这么快。对方的追踪效率也太高了，反乌会对跃迁的研究一直超前于联盟。我怀疑对方能定位你们经过的跃迁点，根据这个判断你们的活动区间，再派敢死队地毯式搜索。陆老师，你怎么跑前线来了？枪击同意了吗？总长允许吗？老头还指望你接他班呢。 谁让你来前线趟雷的？ <laughs> 废话，我不来看看怎么知道下一步怎么分配那点可怜的资源？闭门开会吗？总不能让一把年纪的总长亲自来吧？魏队长，别都打完了，留一台机甲给我解剖一下。不是你，通讯又被反误会干扰了。宝贝儿，刚检修完，你能行吗？陆老师，我觉得你情绪好像不太对啊。 明显吗？不明显，直觉准。以后赌球就找你当参谋。我现在对联盟不爽极了，可是启明星上除了忧国忧民的老头老太太，就是下属跟晚辈，不能发脾气，也不能在他们面前发表过激言论。他妈的！你刚才说了什么？我耳朵是不是需要检修了？吴老师。 你这冲击敌人阵地的打法。大圣。高能粒子炮，跟图兰不一样，厉害啊，陆老师。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他？陆明君，你给我回来！收到。反污会的机甲性能明显优于我方，但驾驶员素质一般，缺乏临阵变通能力。建议适当降低导弹的精度和重量级，牺牲一点武器质量，以保障供给。图兰卫队长，可以接受吗？就算给我块板砖。 为能正好打击他们的喷气口里，初级机甲的图纸和制造程序我已经修订完毕，从原有机甲生产线上调配一些资源就够用。生产多少，我会按照机甲损毁率、新入伍人数和生产线生产力统筹安排。但即使这样，可能还是撑不到白银十位赶到。我建议烧个防火带出来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阻断通道。古时候护林员为了预防森林和草原大火，通常会把一定区域的植物预先烧干净。 人为制造一个没有易燃物的防火带，这样火烧到防火带就会因为缺少可燃物而不再蔓延。你说跃迁点？对，伟大的跃迁点。如果实在撑不下去，我们就分批撤走几个靠近前线的星球居民，然后引爆跃迁点，把第八星系变成一个进不去也出不来的孤岛，省得蠢病传染过来。你说的这种炸法，是要直接改变宇宙空间地貌啊？不不不不是，这是要。 自立门户，把第八星系变成域外吗？有什么不可以吗？ <laughs> 早他妈该这么办了，陆总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平时不找事儿，一搞就是大事的人才。今天回去，要是将军找你麻烦，我来罩你。 <laughs> 魏队长，远程扫描到附近有大队人马。今天星象不吉利啊！操！注意掩护地面人员，准备撤。 魏队长，还没检修完的机甲怎么办？不要了，走。老娘的心在滴血。如果星舰和机甲是交通工具，那么跃迁点就是路。没有能够折叠空间的跃迁点。 动辄以光年计算的星际距离是走到死也走不完的。月迁网是大航海时代百代人共同完成的奇迹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，人类才能不断探索空间的外延。 不绝的仇恨，酝酿多年的阴谋，把自己变成一个死而复生的幽灵，我沉入。 的早晨，我沉入了深渊，我埋下腐烂的根系，刺穿虚伪的温。世界上每一个命运的转折，都伴随冥冥中一点的运气。我抬头望是头顶黑色的星空，呼唤自由，将这世界都要粉笔。不停的旋转，脚步踏在逼近，船还在漂泊，找不到的轨迹。人世的悲欢是灵魂的联系，追寻着星星，哪怕会被烧成灰烬。只是冒险，何必觉得累？ 狂风在咆哮，信仰又何为？朋友就跟我走，脱下你的镣铐。宇宙的碰撞，生死守卫祷告。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灰烬中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芒却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，悔恨的望，遥不可及的黑洞。古老战歌，点燃最后的花火。 信仰不灭，灰烬重生。人生是冒险，何必觉得累？ 狂风在咆哮，信仰又何为？朋友就跟我走，脱下你的镣铐。宇宙的碰撞，生死所为祷告。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会经受重生，吹不灭的风，光芒却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，悔恨的汪洋，不可及的黑洞。 冒险何必觉得累？狂风在咆哮，心儿又何为？朋友就跟我走，脱下你的镣铐。宇宙的碰撞，是死所为祷高。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。灰烬中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芒却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。悔恨的汪洋，不可止的黑洞。